湘江三人行，咱们今天这个湘江才子马家辉啊， <laughs> 呃，迎来咱们的这个谭维一、谭维儿啊。这个，但是家辉博士真是会做功课，为我们今天做的这个节目啊。首先，我想给大家看看咱们家辉博士的珍藏的这个资料。 <laughs> 这是谁啊？我给你们看看，这个不是我，呃，当然了， <laughs> 也不是文涛，赵高香嘛，这个啊。 这位，但是香港伟大的富豪 <laughs> 何鸿燊何老爷子，对吧？何博士。何博士，大家想到没有？人家十二岁就长成这个样子了， <laughs> 而且呢，我再给大家接着看，给大家再给我们看啊，十二岁长成这个样子，而且人家到二十岁呢，长得跟十二岁的时候是一个样子。你看，这个帅哥呀，这个帅哥帅的，他是说有荷兰血统吧？嗯，英国。 还有犹太，葡有没有葡萄牙？呃，不确定。呃，他们香港是这样，香港有个早期哈，有几个大家族里面的血是混的不得了。对，而且我在马博士的这个资料站里，我意外的还看到一位传奇性的人物，就是算是他的叫什么呢？他的这个伯祖父吧，就是河东。 这是当年跟这个康有为啊、孙中山是事儿，至于是蒋介石都很有关系的这么一个香港当时的世家吧人物啊，大人物。何东博士还是第一位华人住到山顶上的香港的第一位华人。哎哎哎，这就是等于是这个何鸿燊博士的这个祖上，对吧？所以这么显赫的一个大家族，老婆也很多。现在碰到的这个问题啊， <laughs> 哎呦，传到全球。 对，他的他的家族非常大哈，名人非常多嘛。河东是一个，嗯，还有何氏女系，还有何甘棠嗯啊，有一个何甘甘棠哈。 <laughs> 你刚说他什么老婆多什么哈，他有一个伯父就叫做何甘棠啊，何甘棠哈，甘美的甘哈，啊海棠的棠哈。他的老婆有几个嘛？不能说老婆啦，讨回来的小老婆是公开承认的小老婆，你猜有几个？ 三十个，啊， <laughs> 他记得嘛？他记得谁跟谁嘛？啊，我看有个名单的， <laughs> 随身带着。 <laughs> 那这么说，何老爷子已经算是勤俭节约了？啊，根本是不还还还没及及格的了。啊，当初哈，因为何鸿生是本来家里有钱的嘛，后来他十来岁的时候，中学的时候，他父亲破产了，嗯，做生意被骗了，哈，家道中落。 然后他就被人家歧视嘛哈，他自己说了很多呃呃相关的故事，像其中一个他说以前有钱的时候啊，他去找他何家其中一个亲戚是做牙科的牙科医生的补牙从来不谈钱的，也从来不跟他收钱。后来家道中落之后，他去补牙，人家一看他来就第一句话就说你来干嘛？你没钱补什么牙？把所有牙打掉算了。是这样，他回家就跟妈妈哭。 哭着就发奋读书了。那收回后来呢，他就出来工作，就是跟第一个工作，就是跟着那个何甘棠啊。刚说有三十个老婆的伯父哈，然后就是那个伯父给他这个建议的，说：“小兄弟啊，人不风流枉少年，也枉有钱啊！你要发了才记住我这句话。” 老婆娶的越多越好哈， <laughs> 可是他还是不及格嘛，只有四个啊，而且只有四个就已经打到这样， <laughs> 所以我看你们香港香香港记者，其实我应该好好跟他们学学语文，我觉得报道特别好，是吧？何鸿燊最近叫周游列房， <laughs> 这还是一方大房二房三房之间纵横捭阖。哎，这个谭维尔，我想首先问问你啊，作为这个一个香港女性啊，你对长期以来啊这么伟大的一位何鸿燊博士，但是他事实上。 是在港澳社会非常公开的这种一夫四妻的这种生活，嗯，你是怎么看的呢？这个有一点点历史的原因，因为呢，香港一直在沿用清朝的大清律例，那清朝这个法律呢是允许一夫多妻的，嗯，直到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七十年代中期才正式废除了这个呃大清律例，所以呢，何博士他他的那些，比如说他 有一些他是证实结婚的，当时也没有证结婚的。 <laughs> 那后来呢？呃，其实大家已经确认了他这几房人呢，就是，嗯，因为他们有别的都是很固定的这些这几房，大家好像也有点习以为常的那个感觉。而且本来他们这一家人呢，一直以来四房人，嗯，给大家的印象好像也相处比较融洽。直到这一次征产案出来之后。 大家哎，就觉得哎，还是逃不脱这个豪门恩怨这么一个那是啊圈圈那是啊，这么多的钱呢。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为什么好像？当然了，其实关起门来的家里事哈，咱们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内幕。但是你这个人有名嘛？你这么了不起，那相对的这个就得让大家聊啊，大家就消费你这个新闻， <laughs> 所以没有办法。 这是公开出来的，你会觉得好像一会儿这样，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啊跑到这个四太太家里，跑四太太家里过了一会儿，四太太跑出来跟记者说了， <laughs> 说老爷子说了啊，这钱怎么怎么给，怎么怎么给。对对，打断你一下，四太太从来没说过这这这话啊，是吗？四太太每一次都是很很简单，就是说有什么事情问何先生，他从来没有说过。但是何老爷子写写了一个声明，对，四太太出来念的，不是不是是他自己念的，有一些细节我在。 讲一下哈，讲个事件，这个事情呢，引起香港新闻界很大的兴趣。不是说我们八卦，什么什么，有八卦， <laughs> <laughs> 有人说我们很八卦。嗯，那这个我们往后再说。对对对。问题是，他这个新闻本身，它有它的新闻性。为什么？因为它牵扯到一个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在香港的心目中，就是公共的利益、公众利益 （public interest）。 对对对，还有股民的股民的利益。那你这么这么庞大的一个王毒液王国，你这样子闹分产的话，会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的运作？究竟是怎么样？所以很多人就引出这些公司管制的问题。但是先说他这个嗯，分产案的来龙去脉。当初我们记者也懵了头，一当天，他用公司的名义发出一个公告，就是说呃，已经其实这样子说。 较早之前，他已经有公司的公告，因为是上市公司，有任何的股权的变动都要香港的联交所都要对外发布的。对。那一开始就是说，他将这个公司的大概七个 percent 的股权就转给四太太，大家已经在猜测哦，是不是他要把这个王国转交给四太太？但是我们都知道，在主持这个业务的平常是二太太的女儿。嗯。 叫做 Pansy 何超琼，何超琼，何超琼那些名多好听啊！对，她 <laughs> 是女，一是女强人的夸何超琼是个女强人。然后呢，这个娱乐圈的那个是什么？何超仪，对，嗯。然后呢，过大家讨论了一段时间，突然之间过了几个月，爆出一个新闻，就说公司再发出了一个新的股权变动的一个决定。 就决定呢，把这个股权呢，大部分转给了二房房和三房这两家人。原来最先得到股权的四太变成最小的股东了。哦。然后大家就新闻界就觉得，哎，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以后是还是三房和二房是还是还是他们是大股东？嗯。最有最有趣的地方就是第二天，当天下午他发了这个公告之后，第二天。 有一份英文报章就引述了他的何鸿生的律师，就说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说有人在抢夺他的财产，他用了英文 “robbery”，抢劫、打劫的意思。那全程就爆炸了。那当天早上，我们的记者就打电话找到他的律师，他律师说：“对，何博士很生气，说这个是有人打劫。”可是，然后到了下午。 他又又说不是了，他又改了。那一连几天就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的。这个跟这演戏似的，翻来覆去 <laughs> 为什么？呢？到现在，其实我们大家也不是很清楚，因为这案子呢已经进入了那个法律的程序。在香港的一个案子，无论是多大的新闻，进入了法律的程序的话，新闻界我们都很自律，就不能去胡乱去揣测。但是呢，我们先不要揣测他究竟是怎么回事。但在他呃最后。 前两天他终于透过律师，就确认了向法院确认，他说我还是要告我的二房和三房，就是分给最多的这两房，就让他们把那股权全部都交出来，说我要重新再分配。 那这二三房就不愿意了，说那你四房原先拿的那个，要不然也拿出来分配。现在吵来吵去，这个家庭是我们就没有再怎么去去跟他，因为他已经哦上了法庭。我至今为止哈，我听的各种版本当中，呃，说的最清楚的就是谭维尔。 <laughs>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女人说这个清楚。 <laughs> <laughs> 再加上。 这个事儿啊，其实呃都有这个报章比喻成能影响港澳稳定的 <laughs> 家族交接，说他叫何鸿燊嘛，香港人就这个同音嘛，管这事儿啊就叫分身嘎， <laughs> 分身家、分身家。说你看。 何鸿燊从白手起家到挣下巨额家产，从妻妾成群到家人反目成仇，人们从中看到了什么九十年的传奇人生？先请何老爷子自己说说，他这个出来说过话对这事儿？ <laughs> 咱们看一段。各位，哎呀，我，我都，我。 的個啊，為咗追兩次嘅功課，搞到咧我自己亦唔開心啊，屋企人亦唔開心啊，因為我二十年來。 哦，谁？哦，片。哎呦，他们，咱们就看到这个何老爷子身体状况，大家也很担心。就是这段片哈，我觉得不能独立来看哈。谭维儿一定知道哈，拍完这段片之后，过了一两天，他的律师要公布了其他的片段。我们看到其他新的片段里面，何老爷子哈是非常精神，的，不是说这样讲话慢吞吞的，他就解说。 当初这一段片哈是被强迫来读的，而且你有看到他眼睛看着前面吗？是写提词器嘛？对，写主不一样嘛？ <laughs> 没错，完全是指有人写了台词。有没有看到刚才一个镜头？有一句话他读不太出来。 他旁边是他女儿是吧？对，还还帮他读。三太太，那个是三太太。对，几乎你看，为什么那个女儿可以这样读，可以帮他呢？因为女儿也看着那个提示的纸。 <laughs> 所以他说，后来他的律师发布那段片是说有两个讯息。嗯。第一个，第一个是说前面那一段可以不算，因为那是在压力下面被强迫说的。 第二个呃录像哈，我们第二个讯息是看到何先生非常精神，头脑非常清楚的。So, do you want to give any quote to these news agencies? Why not? Because I want to make the thing very big. I must congratulate you. In just a few days, you manage to blow up. <laughs> Yeah, well, it will be reflected in my bill. Pension in my house. She follows me everything. I must to read word by word. 那个坦白讲，他律师发布的那个录像，我看完之后非常感动。我觉得，哎呀，真的佩服啊！老了好像九十岁样，还是八十九，还是非常的幽默，还会跟律师开玩笑。我就说，你这次。 很幸运啊，你红了，我可以把事情搞这么大，对你有好处哈。嗯，很懂得这种幽默，然后英文很好，头脑讲的很，头脑很清楚哈。所以说，我们要这样把不同的片同时看才比较公道哈。对在说何鸿生这个人是很有人格魅力的，算是。 <laughs> 为什么我们新闻界觉得这个新闻很震惊？虽然他们现在都是家庭之间的纠纷，有人我们中国人说嘛，清官难审，家家务事。嗯，究竟家庭是我们。 新闻界去追的新闻是八卦，为什么？当然说他是一个名人，有新闻价值，但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把它看作一个是公司管制的问题，一个上市公司的管制的问题。你家族内部的纠纷要不要影响公司的那个管制？这一点也是香港媒体和外国媒体追这个新闻的外国媒体在报道的侧重点上有一点点不一样。 外国记者很多就是侧重在这个公司管制的问题，这么一个上市公司。香港媒体其实我们也有，但是也有更多的笔墨，加上一些八卦杂志，就写了很多几房人怎么样。那就联系你刚才文涛念了一段，就说分身虾什么影响到港澳的重要性，这个也不是开玩笑。 <laughs> 是吗？因为澳门打起了港澳不稳。 <laughs> 没有，因为澳门呢，澳门的赌业。 对政府的税收的贡献是最大的，没错。每年的那个赌业的那个税收是占了澳门政府的最主要的经济的来源。虽然说现在中央政府就说澳门你不能只是靠赌业，嗯还要多元化去发展。嗯但毕竟这个是它最重要的一个一个呃政府税收的来源。对。这像。 相信大家也很多人都相信澳门政府、中央政府也不希望你这个事闹的， <laughs> 那因为家族的事闹的这个整一个赌业王国。那这各有各有他的观点啊，你说中央政府、澳门政府会这样看？ 当然，可是对于老百姓来说，那很不一样。因为何鸿生啊，对我们在香港出生、成长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的传奇人物哈。他的每一个他的生路呃生命历程啊，都跟香港历史一起扣着来发展的。对香港跟澳门的关系等等，而且何先生一直以来是香港很多事情的意见领袖。刘德华到底有没有娶老婆？记者去问何先生， <laughs> 他一定能出讲出很好玩的事情的。我记得讲到。 那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是有几个的问题。他 <laughs> 说：“哎，娶就娶啊，那那怕什么哈？光明正大什么，讲那很豪爽的语言的。像谭咏麟到底有几个老婆？也记者也突然跑去问何鸿生哈，很多事情就要去问他。而且在我们这老百姓看来啊，这都是幸福的烦恼， <laughs> 幸福的烦恼。这天天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像我们那天吃饭讲这个事儿，有人就说啊，说是这个什么呢？有句话叫。 这个灾祸是说出来的，是吧？应了咱们这儿，然后疾病对疾病是吃出来的，烦恼呢是比出来的。所以我说这种啊 <laughs> 叫幸福的烦恼。你像像我们离得比较远的，我一想我就假想在我自己身上哈。当然 <laughs> 咱们也没有这个福气。我想这要是我这四房，那咱们中国人肯定情深意重啊，一定是平分呐。这个就现在他也是这个意思啊，只是中间出了很多中间为什么就平分不下去？对，这是。 说明个 <laughs> 没有呢？你说这个是烦恼吗？ <laughs> 我不晓得了。我对何鸿生是有偏见哈，在我他是我偶像，因为他也是我妈妈的偶像哈。我记得他一直以来非常有魅力，就算老了，年纪大了也非常有魅力。我还记得有女人喜欢他。对，有一次他出现在电视面前哈，我记得我母亲坐在电视荧光幕屏幕面前。 我样流口水了，这么夸张？真的真的哇，非常。上次他说到，我说的是刘德华，春 <laughs> 心荡漾荡漾哈。那个那，因为它代表着什么呢？代表那种成功，那种幽默，那种能够把事情处理得很好。坦白讲，就算后来我们刚有提到他跟那个律师哈公布的录像哈，你看，好像他谈笑风生嘛哈，好像是说一辈子没有女人跳得出他手心。 对不对？本来不管他幕后情况是什么，现在是他跳不出女人的没有，其实没有啊，他还在操纵，是我是觉得他还是他还是一个 in control，他还是主导整一个案件的。对，他还是有点太上皇的感觉。太上皇啊，包括孙女儿，这我看说话还都是基基本上把他当成老大。 没错，你看你白天被迫来读一些台词，晚上马上讲另外一个话，就像天米说的，他完全还在控制嘛，还在在控制。而且就说这个就是钱多了呀，你看他就很难分，是不是？你比如说像西方，哎。 也不知道比尔盖茨和那个巴菲特上次不找何老爷子吃顿晚饭， <laughs> 对吧？他是针对大陆的富豪，没想到香港的富豪。 <laughs> 对啊，你看西方那种，甚至我觉得他真的就是说，孩子可以留一百万美元给你就行了，别的就都都自己奋斗。但是中国人还是很负责的，就所以你像男人们私下里就讲啊，像何老爷子这样的人是有责任心的男人。嗯， <laughs> 对吗？不管怎么说了，就是呃，他的确你可以这样子说。 呃，问题现在是说，我们如果再深层次一点讲哈，就是他这次这个争产案，较早之前香港另外有一个也是很显赫的家族，就是嗯，郭氏家族。哎哎，郭氏家他照片。郭氏家族，郭氏家族好像这个当当最大的是个老太太，对，是吗？咱们可以看看郭氏家族的照片，郭氏三兄弟啊。郭氏三兄弟呢，也曾经爆出这个争产案，但是呢，老太太老人家。 一锤定音，嗯，因为呢，他们三兄弟老大本来就就是说，他是打破了一个惯例，就是说华人的家族的生意要不要平均都分给后人？他就因为老大他呃觉得他在思想上或者说可能有忧郁症啊什么的，呃，不能够很好的去处理公司的业务。那经过协商。 虽然说有些报纸是把他踢出了啊什么什么的，但是就客观上来说，就老太太决定就把他踢出了这个家族这个信托基金，然后大部分的业务留给了后面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呢就很很少没有再参与这个家族的生意了。我怎么看香港的八卦周刊说的啊，说是这个是因为大儿子身边有个红颜知己。 <laughs> 什么事儿都听这红颜知己的，然后老太太说：“不要管，不要管他是不是红颜知己，反正在这个公司管子、上市公司的管子上，他觉得他提出要把你踢出公司管理层的原因，就是说你不能够执行你的那个管理的能力，没有很好的发挥，我是可以。”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